锵锵三人行，今天呢，咱们这个两个老男人和一个青年男子啊， <laughs> 我 <laughs> 这怎么办？我们一定吵架，吵翻天了。 <laughs> 不不，我不跟你们吵，我先做老男人。那我们无所谓，我们要讲讲老女人，呢，也不是，我们要讲一讲女性很敏感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从哪儿来啊？从咱们的一个女嘉宾，嗯，扎建英老师啊。这个扎建英老师呢，她现在人呢，在美国。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两句。 <laughs> 他这个人呢，在场的话你是说不过他的。那徐老师，你经过长期的交往，你发现没有？张老师这个人呢，实际他是有多面的。他既有啊，就是好像很和蔼可亲的这么一面；另一方面呢，他有这个很厉害的一面。这个很厉害的一面，我就觉得啊，你比如说啊，他经常喜喜欢讲性，但是他讲性啊，他跟你这个跟我们这个传统男人呢，他对着来。 而且他极其敏感，就是，呃，就我曲解。胡兰成，胡兰成是一匹好马啊，对 <laughs> 他的名句。我曲解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观点就是什么？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男人才玩女人，女人一样想玩男人，对吧？他是要这种完全平等的，甚至于，扎老师，我跟你说还算好的，他还算是中华妇女温良恭俭让。 <laughs> 你知道，在他所现在所在的美国，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你们这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过来跟我讲啊，说美国有些女人呐，就是这个洋洋女人呐，她就说啊，那个敏感的那个程度啊，你都没有办法说话，你甚至透露出任何女性这个“刺你你也有有有个词儿是不是叫“赐服”啊？ 雌伏，母鸡就是雌嘛，公鸡就是雄嘛。嗯，伏，你看，哎，你看公鸡母鸡交配，这个公鸡，哎，这压在母鸡身上， <laughs> 母鸡当时的那个状态啊，就叫雌伏。嗯，就是他们对于所有你把女性跟这个雌伏啊联系起来的事儿都很敏感，甚至于如果有一个男人说：“哎呀，日本的女性啊，穿上那个和服啊，好美啊！”连这个他都很敏感。说你为什么你说女人难道就是一个欣赏的？ 对象吗？对，就是一个什么啊脖子很白吗？他对这个都很很敏感。嗯，对，这这这个在美国的大学里，这个是主流。哎，对，哎，这个我二十年前那个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受教育了，绝对不能讲这些事情的。这这正这这这样哎，比方说比比方说呃，中国现在呃大江南北的这个碰到女的就叫靓女啊美女啊是不可以的，你不能上来就称赞人家漂亮。 嗯，这是呃性别歧视，所以家辉不正确，所以家辉没法在美国待了，就回香港了。没办法，因为你步步为营啊。 <laughs>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住在美国芝加哥嘛，我第一次见子东就是那时候，对对二十多年前啊。我那时候我们一起落难美国的时候哈，在那边住的那地方有个洋人男人跟我一起住的，他的女朋友哈，我们坐下来谈，那个女生呢跟家老师一样很喜欢讲性哈，他就告诉我了，给我充分教育哈，性教。 教育，这样子性教育，他是讲到讨论到语言的问题，比方说高潮哈，女生呃高潮哈，他说。 一般人说高潮英文叫 come 哈，普通口语来了，来了啊 come。他说其实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字也是非常男人的词。对，他说女性的高潮啊，可以是一波一波一波，没有结束的啊，他来了，来了又来。对对 <laughs> 对，是来了又来，而且可是一般用语是说来的时候来了就走了嘛，就没了嘛，对对对，没有了哈。是。他说连这种词啊，说你来了没啊？这样其实好像假设只有一次来了。 就停了，就走了哈。他说：“您这种词都是有性别在里面。”对，我就台湾一个女剧女女作家还引用别人的研究，我记得印象非常深，讲讲交响音乐。嗯，交响音乐的结尾部分，他说基本上都在模仿男性的这个行为。你听交响音乐的最后部分，当当当当当，就最后。然后他又说了，交响音乐的作曲家大部分都是男的，绝大部分都是男的。那他说女性喜欢室内乐。 交响乐就是没完，到天亮就没完没了，就没完没了 <laughs> 的， <laughs> 我们受不了。我呀，就垫了这么一个底儿之后，我要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来自于扎建英先生。 <laughs> 扎建英老师从美国给我发来一个邮件，我一看我就笑了，但是我笑了之后我也很严肃。我认为这个问题啊是很值得谈的啊。你看啊，这个话题，我们看看过去我们讲鲁迅。 啊，我们讲郁达夫啊，我们总是讲徐志摩，但是我们讲他们的情人，讲他们的女人，可是有没有一个关注的眼光投向他们的原配？咱们先看看这几个照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英雄妇女榜。哎呀，这是长得像很智慧的女人朱安，鲁迅的原配太太朱安，长脸高额头的女人，从嫁给鲁迅之后，她就不再是朱安。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他是伺候鲁迅母亲的人。鲁迅死了之后，他成为鲁迅的遗物，他称呼鲁迅大先生。一生啊，他的梦想就是能跟大先生圆房。他对鲁迅百依百顺，可惜等到五十岁，等来的却是鲁迅和许广平在一起的消息。这是朱安，咱排行榜第二位。再看孙权，这是谁呢？ 这不是三国那个 <laughs> 作家郁达夫在遇见王映霞之前，还是爱过原配孙权的。孙权长得不算差，也有文化。郁达夫在日记里也赞过他的才华。哎，可惜的是，这样的女子在郁达夫见到美人王映霞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是郁达夫的原配。再看下边，这大婆吧，咱们就算。这是。 毛福梅，哎，你看，蒋介石跟毛主席打一辈子仗啊， <laughs> 蒋介石的原配 <laughs> 却姓毛。蒋介石的原配，他虽然为蒋介石生下蒋经国，却没有留住蒋介石的心。蒋介石好像从来不曾热烈的爱过他。在蒋介石有了侧室姚也成，又把陈洁如苦追到手之后，毛福梅就再也没能跟蒋介石单独在一起过。他信了佛，以此得到解脱。你再看下边。 下边这就是张幼仪和徐志摩。徐志摩不爱他，可是跟他有过孩子。当年徐志摩暗恋林徽因，可是呢，还是跟来看他的张幼仪圆房了，同房了。徐志摩倒是哈都照顾着。 <laughs> 张幼仪怀孕之后，徐志摩又逼迫她打胎。张幼仪觉得危险，徐志摩说：“这个诗人说什么？新月派的诗人说什么？” 坐火车也危险，什么不危险？ <laughs> 所以他后来坐飞机就就 <laughs> 是了。张幼仪在徐志摩的冷淡里，只好签了离婚书。离婚后，她仍然照顾着徐志摩的父母和孩子。结果，志摩没有追上林徽因，跟陆小曼，幼仪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张幼仪心里却一直在怪林徽因，觉得林徽因闪了徐志摩。徐志摩为她离婚。 林林林徽因却嫁给梁思成，结果张幼仪怨他，是吧？这个被徐志摩抛弃的女人，到死都为徐志摩打算着，垫 <laughs> 奉奉献着吧。咱们再看下面，下面其实还有这个王明华和梅兰芳，其实还有张琼华和郭沫若，这个咱们待会儿再揭发。咱就说，看听完这段之后，两位这个男人。 我 <laughs> 我文学男男粉青儿，我每次听到这种说法哈，我都替另外的女人。 呃，觉得不值得哈，不值啊。嗯嗯，因为这样，你刚整个说法好像是说那些男人都是只因为后来的女人的美丽、青春而把原配抛弃哈。我觉得说，可能他们真的经过第一段婚姻，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婚姻哈，他们可能不一定那么自愿的，不是自由恋爱嘛哈。他们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不要什么。 所以后来另外一个呢，除了青春貌美以外呢，可能有其他部分更符合他的理想。其实从那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呢，后面那段才是幸福。嗯，他跟前面的离婚不能用抛弃两个字嘛，分手嘛。 完全分手嘛，哈，所以我觉得刚才的叙述哈，我不晓得扎先生 <laughs> 这个电邮给你这个到底想表达什么？是说想表达说男人只要你结了婚就不能分手吗？不能离婚吗？你分手离婚这是坏蛋吗？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探讨了，不一定是抛开用抛开这个字已经非常非常不对了。就是我主观的臆测哈，我认为扎先生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说。 这个文学史啊，你们平常讲鲁迅、讲徐广平讲的多，大家的着力点好像都在这儿。但是他可能是想啊，哎，有谁想过这些个女人，或者说从今天的眼光看？ 这些个女人所做的这个奉献，她们不是一种牺牲吗？是当年那个什么封建时代，或者你们男人当年的那种观念的一个牺牲品吗？是不是有这个意意思在？当然了，用用现在西方的这个概念或一夫一妻制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概念来讲，中国过去的数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合法的一夫多妻制。 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对女人不公平的，这是大前提。这是你现在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以前任何的事情都不合理的，就好像现在你用基督教的标准来衡量整个伊斯兰世界，刚刚那个解放的利比亚啊，又恢复到一夫多妻制，那个整个他就会认为它不合理。但在这么一个大的历史的这个变迁当中。 每个人的做法很不一样，比方我这里边最熟悉的朱安跟跟这个孙权的故事，啊，他们两个人，鲁迅跟约大夫呢就采取了很不一样，他们有相似的地方，他们之所以，他们其实跟这个原配夫人结合的时候就是被迫的，两个人都不愿意，两个人都在日本留学。 都回家说不要了，因为他已经到了日本了，已经接触到现代空气。这个，这个，我插你一句哈，就是当年鲁迅的这个不肯跟朱安圆房啊，鲁迅的这个行为，经常让我想起我二大爷，你知道吗？ <laughs> 我我们家的一个 <laughs> 一个大爷，就是当年就是这样，他这个很奇怪，在山东啊，就是他就是安排的这个婚姻，安排的婚姻，结果呢，他就嫌这个新娘啊脚不好看。 他反正这个脚当然就没有爱情了，这个性格倔到什么？就他爹拿着大棒子，把他打到新房里，外面加上锁，在里面新郎新娘锁了三天，我这二大爷就蹲在地上。 成功了吗？蹲了三， <laughs> 没成功。蹲了三天，就是不圆房，充分发挥了鲁迅的硬骨头的 <laughs> 精神。不充分， <laughs> 不是，发挥的不充分。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徐老师对这个鲁迅和郁达夫这些姓氏啊，他是非常对常了解。技术更了解。听徐老师讲课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事儿咱得听徐老师说说， <laughs> 他这个研究，我原来他教好多事儿都是他教给我的。他研究鲁迅的这个日记啊，后来他发现呢，鲁迅每次在日记里写洗脚啊，就是他跟许广平圆房。 <laughs> 这不是我研究，这是另外有一大批鲁学家。这个你咱们不能乱乱乱窃取人家的功劳。徐老师讲讲这个鲁迅和郁达夫，他主要是当初他们要娶这样的太太的时候就已经是被迫的，两个人都到日本留学。 都已经要拒绝这个事情，但是我其实另外一集节目也讲过，但是他们为什么最后都听了呢？就是因为郁达夫跟鲁迅的父亲都好早早去世了，母亲对他至关重要，就是对母亲的孝啊，孝，就是什么鲁鲁嘛，就是他母亲的姓嘛，他本来姓周嘛，对不对？所以母亲的命令在这里，他他是无法违反的，所以呢。 最后都是被迫留学了。你想，在日本已经留学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啊，你看看郁达夫早期的作品，那已经是西风渐开的情况，还回到乡下去娶，提了很苛刻的要求。郁达夫是跟他那个女家哈提很就就说不送礼啦，不举行仪式啦，什么，那个女的都停。而鲁鲁迅想要毁掉那个朱安吧，他妈妈就说你想要他死啊，就很简单，你要把他休了的话，这个女的就是死路一条。 他不可能说明天说再去改嫁什么，你就等于逼他到死路。这个时候，鲁迅跟叶大夫走了两条很不一样的路。鲁迅就是一个坚持西方原则，他接受的人道主义观念以后，他就贯彻到底。贯彻到底就是一条，没有爱，没有性。我既然不爱他，我就 OK。所以后来人家问他说：“朱安是你的太太？”他说：“不是，是我妈妈的媳妇。” <laughs> 所以，对对，后来我去台湾有次开会，张晓峰那散文家，当面就问到徐子东你们那个鲁迅怎么这样对女人呢？ <laughs> ”所以，所以，在在另外一个角度，他就会很愤怒。但他我说怎么叫鲁迅是我们的呢？他的意思是我是从大陆来的。这样这样来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是可以说这个更残忍，因为当时在，呃，北京现在鲁博的那个房子啊，你去看看。 那个就是我家后院两棵枣树的那个。鲁迅那间书房很呃房间很小，旁出来一个小厅，左边一间是他妈妈的，右边一间就是朱安的。但是中两个房间中间放一个篮头，鲁迅要换的衣服就放在那个篮里，他女的就拿去洗，他就一直不跟他，他一直不通床，所以鲁迅后来爱上了许广平，花钱在北京找找了房子，那典型的像今天讲的小三儿啊。 找了个女学生，今天我们上次课，你一个大学教授找了个女学生，花钱花钱把她包包房子，这样，呃，但鲁迅心里他没有任何的愧疚啊，因为他觉得我心里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女的，我从来没有把她当做是我的我的 lover。呃，你说这是时代的悲剧呢，还是男人的不是东西呢？ <laughs> 呃，我我不想，我我只觉得就是一个男人，你脱离了环境，坚持一个概念。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刚才听家辉讲的这个，这也是入情入理的。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个徐呃徐悲鸿的这个前妻蒋碧薇写的这个传记，呃，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你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当年所谓的这个原配啊，人呐抗不住这个变化。嗯，你的老公啊，慢慢的这个这个有文化有知识，都是一代名人。 太太呢是原来村村子里的，我记得也是他们，他就讲啊，当年一个学院里的，跟徐志摩一个学院有个教授，就是要跟这个前妻离婚，但是呢前妻死不肯离啊，也是找女学生打呀打呀，最后打打到了最后啊，就是后来说这个前妻从乡下来了，来了之后啊，他们周围的人一见到这个前妻啊，都不说话了， <laughs> 全全全同情那个男的，对，全同情，因为发现就是一个黑炭头啊，就是漆黑如炭。 这么一个女的，就是农村的那种，好这儿来了，啊，满脸皱纹。你这种情况下，哎，咱不是说人是动物的，但是说里面有选择的问题了。刚徐老师提到说，鲁迅跟郁达夫走了不同的路哈，还有另外一对对比。 胡适跟徐志摩哈，也有人这样说啊，两个都在相同的情况下啊，发展他的道路，选了不一样的地方。胡适呢，虽然很多女朋友，每次都到了临门一脚，或者说过了一脚一点点哈，就退回来。不是，就是没射门，带了一辈子球，有球射了一下就回来。 <laughs> 他也说，有人问他为什么是圣人伟人，他说没有啊，我只是不想伤了两个女人的心，一个是他妈妈。 一个是他原配哈，他选择这样子。那另外呢，徐志摩呢选择自由恋爱浪漫哈，不同的选择。可是回到那个环境，整个制度上面，不管是谁什么样的选择，男男女女都是受害者嘛，都是受害的人。今天何尝又不是呢？你以为今天的礼教就这么好吗？没错，可是问题是说，当我们去讨论这个状况的时候，一来是应该谴责整个制度。 第二个呢是说，对于说在那个制度找之下找自己空间的人，我觉得没什么好谴责的。可是我们当然会非常敬仰胡适，他是我牺牲嘛，他牺牲他精神爱情那部分。是胡适，胡适后来自己说我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嗯哼，他就老带着他那个乡下老婆到美国到处访问，大家都很尊重他。郁达夫的情况又有点不同，那个孙权啊，知书达理。 诗旧体诗写的非常好。对，郁达夫在日本的时候，不是写很多旧体诗嘛？很多都是写给他太太的。那个那个，郁天明带我参观过他的旧居。他的郁达夫的情况是，他后来以这个为题材写了很多作品。他不像鲁迅，他鲁迅是避开，很勇敢，但是也很绝情。郁达夫是正面面对。他的最有名的《鸟罗》行小说就是说，我不得不爱。 但是又不能爱的女人啊，就是这句话。啊。这个当时是共鸣啊，整个整个社会就非常共鸣，因为他他其实心里不爱，但是他责任又是爱。然后他见王映霞的前一天，孙权从北京给他寄来一件皮大衣。嗯，你去看日记九种写的清清楚楚，前一天心里就觉得。 哎呀，这样的女人，我要多赚钱，我要对得起她的关怀。第二天就见到王映霞了，她跟王映霞就说她准备去那个离婚的。后来王映霞跟她好了以后，倒也宽容，呃，离就不必离了吧，你就你就不要频繁的回家去探她就行了。 <laughs> 都是一锅粥，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还可以介绍一下一个成就伟人的女人啊。说民国滥情的文人，这不是我说的啊。 <laughs> 民国滥情的文人，郭沫若可谓其中之一了。所以张琼华在这些原配太太里算是最不幸的。郭沫若娶了张琼华第五天就离她而去，一别就是六十七年。张琼华在这六十七年里等待着、盼望着他能回来，郭却在日本娶妻生子。 那个女子叫安娜，可是郭沫若在回国后还是抛弃了安娜。张琼华再次见到郭沫若时，等来的是郭沫若跟他的第三任太太。他什么都没有说，还把跟郭沫若结婚时的房子让出来给他们住。郭沫若对张琼华的回报是写给他两首短诗，并且对他说：“日子过不下的时候，可以用来换钱。 <laughs> ” <laughs> 可是就是这样的话。 就让张琼华受宠若惊，觉得这辈子都没白活。 <laughs> 哎，这个可能有点演绎的成分啊。但是呢，这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现在有些女权的就讲了，凭什么女人要成就一个男伟人啊？凭什么这就是好像值得尊敬的这个这个妇德呢？不，这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你要回到那个时代里，这个女的也别无选择。你要是朱安，当初鲁迅把她休了。 他就是死路一条，就这样。张春华要是他当时跟郭沫若，他说你郭沫若走了，那我就另外找人了。呃，好像也不是出路，有这样的情况。王映霞就是，王映霞后来跟岳大夫弄弄翻了以后，王映霞后来嫁给了一个商人，平平静静的过了几十年。她后来在重庆结婚的时候，电影制片厂来拍片子，所有国民党高官都来祝贺，因为她要。 他要洗掉之前岳大夫给他的这份委屈。我我见到他的时候七八十岁，老太太真漂亮啊，七八十岁，七八十真漂亮，王姨霞这个雅，啊非非常优雅。那个安娜的故事怎么样啊？郭沫若两次，啊一次是在日本三七年的时候，快要打仗的时候，岳大夫不才叫他回来吗？这很有名的，他半夜小孩也不叫醒，老婆也不叫醒。 悄悄地走掉，回来承担抗日的重任，做那个抗什么第三处的处长，那个那个那个周恩来下面。后来四九年以后他回来，他是为了抗日离开的日本老婆。哎哎，离离开不不。后后来后来日本老婆又来，但是到四九年回来以后，因为他要做呃政务院副总理要副委员长，所以给他安排了第三个妻子安娜，一直住在大连。 一直我们党和政府养着他，他就痴心的等着郭沫若。岳有兄弟一直住在大连。日本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